锵锵三人行，今天这个我觉得有点小兴奋啊，因为我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，平常就是比较少交往呃你们这些朋友。首先是呢这个徐彤导演这个纪录片的导演，我是先看他的纪录片，发现呢他就住在这个城乡结合部，然后专门拍了很多呀就是。 我们报纸上一般管这一类人就叫城市边缘人，嗯，是吧？他好像你的镜头啊，就是拍这样一些人。所以呢，我就请徐老师呢，我就发现还带了个美女。哎，这个美女呢，我们叫她小燕儿。小燕儿呢，在纪录片里啊，我看过你。 嗯，呃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你今天来到我们这儿，我让我有个很新鲜的感觉，因为你这样的女嘉宾呢，我还是头一回碰见。 <laughs> 不是， <laughs> 我我我打断一下，这个我我非常注意文涛以前的节目，文涛一般是一见着美女吧，好像就是比较有情绪。对， <laughs> 但是今天见到小燕这个美女呢，老实说，我有点肝颤。这也不管您一个人肝颤，嗯，就很多人就见着，其实我也不是老虎，也不是什么。 并不可怕，反而我心还倒是很善的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包括网友，就是没见着面就觉着我特别害怕您，就惧怕。 不是那么为什么惧怕我？就因为我混吗？要混的人也没什么可怕的呀。混也也我看是因为这个徐老师把你拍坏了。 <laughs> 哎，哎，我觉得你可以先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小燕儿哈，跟你是什么关系？ <laughs> 小燕儿，首先我们是哥们儿吧，铁哥们儿关系。但是这个哥们儿怎么呃在一块儿的？我觉得呃还是跟片子有关系。那么。 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是在那个算命那个算命先生老李那个小屋里头。嗯，他呢是去找老李算命。当时我记得这个实际上就是我算命这个片子的开篇的那个第一场戏，就是他找老李算命，老李给他算出来什么？算出他是孤单命。你是目多人意，性情来，呃，外面干仗要不来，在家怒下千年恨，两句好话转回来。人照他人说好话。 孤单命吧，从名单一看，我说你是孤单命。对，孤单命。孤单命，说这人一辈子找不着好男人。找不着了。那他找不着老公是在做什么？呢？他当时就是啊，他当时的工作呢是在这个是在这个朝阳朝阳这边。哎，咱咱不，传们大学那边，哎，别提母校了，这给母校抹黑啊， <laughs> 就是在母校对面吧，啊呃那个那个地方叫这个高碑店一带吧，就是在在这个在那边开了一个小按摩房。 按摩房啊，开了小按摩房，然后呢，呃，那个干的是应该被取缔的工作啊， <laughs> 对，违法的，说白了是违法的。没辙，为了为了谋生嘛。其实我们说这个游民也好，还是江湖人也好，还是社会刚才您说的社会边缘人也好，实际上他们在呃被逼无奈的情况下，然后才其实才走向这一步的。实际上这是一个社会原因。嗯。那小燕走到这一步之后，实际上也经历了很多自己的这个这个纠结和挣扎。 也经过婚姻的破裂，然后自己还闯过海南，呃，也是不成。老朱老家是。 当年是中苏、中俄边境的，对，人曾经混到过海南去。对海南，然后就是说白了，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去过，遇见各式样的人。就是说白了，呃，就是混的，就是在这社会混的时间长了，就是这你也知道这个是呃大染缸，非常的非常的阴暗。然后呢，就是如果说你脑瓜子神经稍微不绷紧一点，就能让人给卖了。说白了，我。 我还是没有，这我还是没卖过也悬，就是让人直接就领到那个按摩房里头去了。不是按摩房，不是你开的吗？我那是按摩房是之后，之前还有过一回呢，不知道我还多开按摩房，还去打工呢。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被人家框在那儿，先先先先先开了眼吧，或者说先入行吧，我们叫。后来一想，我也开一个，行 <laughs> 自你干吧。倒是也没有，那时候也是，就是说是因为呃很多种的原因，说白了就是原。 缘分的事儿，然后我误入到按摩房，因为我说是去打工，就是在嗯被逼无奈之下，我说我哪怕给你当保姆做饭都行。那说行，跟我去吧，就去了。去一看这不是这地儿，怎么怎么进去还有女的，这岁数都非常大的，是一种纯的按摩房，就是那种的。我就这一看这不行，然后就是好说歹说，我说我现在干不了，我说是那个。 我这还没适应过来呢，等我适应过来了之后吧，我回家再给你叫俩女的，我认识好几个小姑娘，给她领证儿来。你们这全都是岁数大的，知道吗？我这在那又勾搭一个，又又把当中一个人又给女的给勾搭出来，完了我们又一块儿去的海南，去的去珠海那边去了，上那面去，然后。 人家没相中我带的这个女女的，没相中，然后想要给她直接卖到步行街那边去，我说不行，这事儿咱干不了。我又转导又又直接给她带带到我们当地，散了，还成为朋友了。然后当中又又去了南方了，嗯，然后就认识开这个按摩房的，然后这个老板一看，我说这挺好，那时候有钱，咱不是说是不差钱咱真真不差钱完了就没有人。 完后来就跟他合伙在南方开按摩房，然后他又上北京来开按摩房。我在老家开个厅，又给我打电话。我从老家歌厅又不干了，上这儿来，紧接着就弄了。但是你弄这个，呃，给警察抓你吗？咋没抓呢？给警警察给我抓了，要是到现在我这还是有污点的人呢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。 有的时候有一些观众他会有一个呃见解，就是说啊，觉得请上电视的人呢都是我们要宣传的人，都是我们要表扬的人。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传媒啊，呃，平台啊不一定是这样。就像你拍纪录片一样，有些呢，比如说您在这儿啊，也可能是反面教材，您知道吗？对很多人来说，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去了解。 你像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呀，我觉得真是让我想到人在江湖，你都经历了些什么呀？哎，我经历。你你觉得你算你你觉得你算堕落吗？我不堕落，我没 <laughs> 我真不算堕落，我这是在我这是在被逼无奈之下，我就一步一步一步走。被什么逼？第一个是没有文化，你不能上这个好的公司去上班打工，知道吧？没有文化。那么呢，还有一个就是上。 太低的那个，你还觉着不甘心？那么你就还得想着挣钱多，还得养着父母嘛？你还想着挣钱多？那么什么挣钱多？偏门嘛，偏门挣钱多。所以很多像我们这种混的人，为什么走偏门？所以在你的纪录片里，我们也看到，其实其实，在纪录片里看到他的故事，给我觉得给给我的感觉是挺惨的。是你说这个偏门。 我可能你觉得有有有有你的利益哈，但是我给我这个观众的感觉啊是不幸福啊，是这种生活。其实其实片名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东西，因为它出卖的不是一般的东西，在有点儿呃执法薄弱的地方啊，鱼龙混杂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模糊的地带。 然后求得生存，而他做生意的和接触那些人呢，又是各色人等，呃，包括当然底层渔民当中也有好的，但是还有一部分确实是地痞流氓无赖。所以说那个算命一开张，不就是棒呃叫唐小燕棒打无赖汉嘛？嗯，就是那个无赖死活就要跟他好，就粘上了，就就是所以他没办法，他就给人打出去了。 像这种情况，为什么游民要暴力？为什么游民挣扎？就是因为他活的处境太艰难了。你说你曾经就是特别有钱，怎么怎么来的钱？就是嗯嗯，做地板然后挣的钱，嗯，再加上你这个做干偏门挣的钱，嗯，然后再处对象有个分手费啥的。呵， <laughs> 哎。 你这是女人的优势。 <laughs> 你你你怎么处对象啊？那个我，哎呀，我这对象处的太多了，人家那个别的电视台都说处过三个什么的，我三十个都不止。但是那那毕竟是小嘛。你你呃，对爱情怎么看？我现在吧，就觉着爱情假。嗯。嗯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真爱。那你想向往不向往了？ 嗯，现在你就说白了，向往是太假了。我觉得什么是真的？哥们儿朋友是真的，啊，比老公媳妇儿都好。为什么呀？哥们儿朋友，咱们是一辈子的；老婆老公，没准明儿就分了，换人了。嗯，你好的能成为朋友，不好就是敌人，一辈子仇人。 跟仇人一样，这就是这就是游民文化，游民意识就出来了。游民文化当中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，就是呃，只认朋友，然后呃呃，讲究朋友之间的义气。有人还真的就是说，就是往往啊，在这个江湖上啊，你看就是像解放前小凤仙跟这个蔡锷这个小凤仙，就往往是这个风尘中人的这个女子啊，她格外讲究仗义，她格外讲究仗义，大概是因为她对爱情这事儿。 看的就，因为他在他在这个圈子里头，他他知道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，就不是说当你们二位就是说你们不爱听，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个别的。我在店里头开店的时候，我们小姐跟客人在在房间里干呢啊，就做那事儿呢。然后呢，当中突然之间就来电话了，然后呢这面就这男的就接电话了，哎。 哎呀，媳妇儿啊，那个我在外面呢，马上就回去了啊！啊，乖啊，在家那个我给你买好吃的。就其实还还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呢，这个男人，然后说的这么着的啊，乖宝宝啊，这么着那么着，就说的，你知道就是。 女人虽然说是你挣他的钱，你在赚他的钱，但是你的心里在想去。哎呀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男人还能可靠吗？还待会儿回家，回家的途中，下班的途中当中还得插插一下子。 <laughs> 你说这这什么人呢？这是真实啊，真实啊！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也许这个小燕儿的路，咱们在正经社会里说哈，不是大家应该这个。 效仿，甚至是肯定的一个路，千万别效仿，也别别走我的路。没错，所以我说你不要介意，我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个反面教材。我这，我承认啊。但是呢，大家也算刚才领略了一番啊，这种真实的力量，就是有的时候，而且要不要做对很多人和事儿啊，有时候做道德评判的时候啊，我总是觉得有点心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啊，个人的处境真的是很不一样。 就说一个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，多大程度上是他自己选择的？多大程度上是他不得不的？是，甚至是你多大程度上你可以坐在这儿去说他对了，他错了？你自己难道就真的立得那么高吗？对，就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急着去做道德评判，哈，就是这个道德判断肯定有时候是有问题的。简单的道德评判，呃，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？呃，他们你看刚才小二也说到了。 没文化，所以说明他一开始的时候的，比如说在农村，这个教育的这个资源肯定就不平衡。他们在那个地方呢，就没有享受到那样的东西。小学上的恨不得连五年级都上不到，就要去下地干活了。呃，所以说游民在社会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打打杀杀呀，那个走偏门啊，干干黑道啊，包括甚至于游民体现出的这种，我们说叫野蛮性，嗯，就是很艰难的状况下来才这个处境当中才能够不得已而为之的。 所以你，所以接触小样儿，我就感觉到小样儿吧，给我的感觉就是还是强强人一个，很顽强，呃，很自信。就是说，我觉得真有一种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来自草根的这种生命力啊。 我觉得你真是这个屡败屡战是吧？这个百折不挠的。做人，我觉得做人就应该怎么着呢？其实那个我我在那个很呃很多地方，别人都看着说是那个小燕姐。我我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那个然后他们说小燕姐，我知道你的经历，就是他们已经看过我的片子，看过这个片子，就是知道我以前受过什么样的苦。然后我说嗨，没事儿，人嘛，你不要老记着以前受的苦，你老记那干嘛？ 过去了吗？过去了，过去了就翻篇儿，翻篇儿就脑子就忘了。然后你继续的往前走，要不你成天你老想着你以前那事儿，被人怎么地了，又是哪个男的拿刀逼着你了，让你跟他上床了，又是什么的？你那些事儿你别想，过去了就往前走，乐呵的，永远让它过去了。但是可以当个笑话聊聊闲天儿。比如说你碰到男人拿刀逼着要跟你上床的时候，你怎么你怎么办？那必须上啊。 必须上啊！那首先第一点，你得觉得什么值钱呀？女人的贞洁是值钱，但是在这个现在当今的社会，它不值钱了，是不是？处女才六千块钱，哇，对不对？你何况又不是处女，人家拿刀逼着你要你的命，那你说是命值钱还是贞洁值钱呀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就逼的没有办法，你还得哄着她，给她哄的乐呵的，哎。 你还得痛快的消停走，走完之后你再害怕，你再怎么着，但是在他面前你千万不要装着你特别害怕，别那么想。我听了啊，真是不知道什么感觉，但是我觉得，呃，如果我有女儿的话，我这这个念佛祈祷她，绝不要进入你那个世界。你不要，你别说你有女儿，就是。 在当今很多时候，就是我们去放片子的时候，很多大学生就非常羡慕，说是小燕姐，那个我跟你在一起待一段时间嘛，他特别羡慕我的生活。我直接就咔嚓拉倒吧，拒绝。我说你们不要羡慕我的生活，也不要觉得我的经历，你们这辈子哪怕能换取一点点，到时候你后悔就已经晚了。所以你们现在很有文化，有文化的当中，一定要知足，满足你们当前的生活。 好好的活着，享受你们现在的幸福，享受你们所有的这些东西。我的经历，你们只是看就完事儿了。你呢，就是好像把你自己所有的经历啊，我觉得你归结有一个原因，就说呃没有文化。对。你觉得一切都因为你没有文化，这为什么呢？ 因为那个你没有文化吧？呃，首先第一点就是你上呃上不了好的公司，就像还是我刚才说的，你去不了好的地方去上班，你没有好，你没有一份好的职业。当你没有好的职业的时候，你的路就会往下坡走，你接触的人就不是高层次的了，就是偷摸。 砸抢社会，拿枪拿刀，呼哇一天，这那个的，就你就只能跟这些人混。毒品，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。就小燕说的这个道理，我刚我发表一个感感慨啊，嗯，就说明底层人或者说游民的内心是多么的善良。就是他总是你问过他两遍，他都是来说自己是因为自己没有文化。对，他他们就这就叫承担，我觉得，就至少他把责任担过来，是因为我。 没有好好上学，所以我才没有怎么样。其实挺其的。对，所以这就是一种一种一一一种顽强的生命，一种勇敢。那呃，知识分子当然看的就要就要就要就要全面多了。那这不光是他个体的问题，是吧？有社会的不公，教育的不公，种种原因是吧？我们离公民，我们离公民社会太远，然后所以说我们个体没有责权利，我们公我们社会也不会太注重个人的权利，所以导致千千万万这样的小样儿。 走上江湖，所以说这社会啊，有很多这个角落，平常咱一般人呢，很少有机会看到，在那个角落里，他可能遵循这是另一个规则，是吧？比如说这规则是不是叫聪明规则？就是说呀，哎，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你必须要有人罩着你吗？或得得得得得需要罩，必须罩。是吗？这个男人在外面办事好办事你们俩一处成哥们儿了，而且特别铁。女人不。 说白了，女人在外面就是靠身体，真的。谁能罩着你啊？你咱俩在一起，我要开个店，你罩着我，那你相中我了，我就得跟你。虽然说不是两口子，但是至少你上我这儿来了，得给你捏捏啊，躺着我还得伺候着你啊。你这你最起码得那啥，然后他外面社会人说，那谁谁那个那变啊，那个那谁是我媳妇儿。 别那么一天到晚这个那个的，就就人家就来了问，那谁是是跟你什么关系？都得问什么关系？我说你问什么关系啊？你想消费就消费，不想消费拉倒。你心里就已经明镜了，他在外面都已经放话了。所以你作为一个女人来讲，你在外面你开这种店，你就得靠这种人罩着。而且好像你还罩人呢，他是不是？我在片子里看，他还认了个干女儿。啊啊啊！你跟你干女儿还整天吵架呢。 吵吵！你为什么要认一干女儿呢？ <laughs> 这是个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说是有什么需要，我是觉得她第一点吧太可怜了，我呢也可怜，所以呢，因为我比她大，嗯，比她懂得多，知道的多，所以呢，我们俩就一块绑在一起往前走，然后嗯。 走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就等于说是这，我也不想做了，或者说是我再改行，改一个正经八板的行业，是吧？嗯。人人间正道是沧桑嘛。俱往矣，都过去了。干 <laughs> 妈，过年好。就是我告诉你啊，我的所有的财产，各个方面，你把我养老了，我就知道吗？嗯。 我跟你讲啊，我在十七岁那年，我都被人强奸过，你知道吗？我非常非常需要那种安全感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孤独。一个女人，她不需要说是她的事业多么成功，哪怕说是我一个月，我哪怕我挣六百块钱、一千块钱，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公，关心我，女人这就是最大的。 一辈子的幸福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。做人，尤其女人不能太贱了，知道吗？男人，男人是个什么呀？刚才这徐老师讲的好，就是你的这个经历，不是不能说是好，是吧？甚至是挺惨，但是呢，看到一点就是他担当，哎，这种倒是没有被这种生活把你彻底压垮。 没有，我觉得你也应该见过好多姐妹，就彻底玩完了吧。有，在这种生活有有，嗯，就一事无成，嗯，吸毒，然后老公也不行了，嗯，这样的姐妹太多了。对，甚至失去生命。嗯。啊，没没丢了命的。丢了命的特别多，特别多。那你现在是这样，你将来有没有想自己以后啊，或者将来我老了怎么过？ 从来不会去那么想，你知道，呃，像我们这样人吧，就是因为首先第一点，你没有一个好的生活，然后呢，你就不会想着以后会怎么样，然后就觉着，呃，乐呵一天是一天。你我就首先是想，你今天高兴不高兴？高兴吧，高兴就完了。在明天呢？明天再说明天的。对，首先你过一天高兴一天。 嗯，别想着那以后，那以后没准他明天我出门让车撞死我了，那我想那么多，我白费我脑子细胞呢。我就又发感慨啊，就是说，呃，游民由于他的这种处境和他的身份，所以使他呢，呃，自己可以担担当自己的生命，但是同时呢，他又有很难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。我是说，作为。 呃，作者我去看的话呢，那么可能还需要更前进一步，就是公民教育，就是说能不能让这些呃，比如说边缘人啊、底层人，逐渐的醒悟着过来，就是自己除了是一个能够自己尽可能的混好，同时呢还能够做一个公民，是。而且我就觉得，你说这是接受教育哈，其实呢，没有文化的人不见得不聪明。嗯，你比如说他，我就注意到一个细节，我觉着我们你你你讲的。 比我们很多嘉宾都强， <laughs> 而且你知道，他整集节目啊。 能憋住一个脏字儿都没说，你注意到没有？ <laughs> 这个表现出很强的这种控制能力，实际上是很聪明。我都快憋不住了。 <laughs> 不是，应该是我们像是我们这人就是怎么呢？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。哎，你跟混的人，你比他还混。对。你跟文人，你也一定要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不要乱插话。咱们见人说人话，见鬼 <laughs> 说鬼话。对，我们这也是江湖。对。